一点十分五十四秒，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的《名央课》节目，我是诗伟。在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黄针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医师早安。各位早，各位听众朋友早。哎。 从美国回来没有那个吗？时差还好。 <laughs> 那我可以说吗？可以啊，可以。恭喜新手爸爸，谢谢。 <laughs> Second time，第二次对不对？第二次当爸爸的感觉有跟第一次一样兴奋吗？还好。 <laughs> 啊，感谢你的回答。幸好你儿子现在还听不懂。哎，我问一下啊，像这种去美国出差的，呃，不。 呃，出呃，短时间内去美国的人，不是会有时差吗？好像蛮多人都会去找医生开褪黑激素的，就是找皮肤科医生开嘛，对不对？嗯，其实褪黑激素在台湾目前还不算合法， <gasps> 对，就是他啊，幸好 <laughs> 我没有，刚我没有说我有吃哦。所以在台湾，呃，其实不合法，不合法，就是说。 因为它这个它在台湾算是药物，那你要一个药物要进口来台湾，它必须要取得一个嗯所谓的药证，就是它要去符合一些的。它没有台湾的药证啊，对，所以不行。就是它并不是说不能吃，就是像我们很多会，通常都是亲朋好友去出国啊，去带回来，那那个是可以了，当然可以吃，因为那个药那个东西本身它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那我好几年前吃的那到底从哪里来？ <laughs> 那应该都是应该都是就是好朋友带回来这样子啊，那。 脚踏大学笔这样子，对，不能够在不管是呃医疗院所或者是药局贩售的。嗯，好好，OK。 <laughs> 我没有料到你的答案是这个，嗯，哪壶不开提哪壶。那我来挑一下今天我们要聊的题目好了，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聊有关于荨麻疹呢。 呃，之前呢有女明星呢，在这个脸书上面呢，就透露说自己呢得到荨麻疹，再加上过敏，所以呢从头痒到脚，而且呢就露出了自己那种手脚都有密密麻麻的红疹，又红又痒，很惨的这种状况，让大家看了都觉得哇，怎么这么恐怖这样子？听说秋天是荨麻疹的好发季节，是吗？哎，事实上是在季节交替的时候都很容易发作，就是像现在算是热变冷嘛，那有的人是在冷变热就。 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又会开始有，嗯，对，所以这算是其实蛮常见的哦。其实很多人，呃，他自己都有荨麻疹，但是有时候不见得自己会发现。那荨麻疹啊，到底是我我们先讲它的临床症状好了，我好知道我现在身上的这些红肿痒不舒服，到底是不是属于荨麻疹，还是搞不好它是属于湿疹，更或许它是属于另外一种的。 香港脚之类的有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荨麻疹它最标准的一个症状就是它在身上会长很多这种，好像蚊子咬一包一包这种。嗯。那这个东西，有的人叫它做“风疹块”哈，就是它呃看起来像很大包的那种蚊子咬。嗯。那它有个特色就是会此起彼落，嗯，就是可能现在这长手上，那等一下这个手上的消掉了，跑到肚子上，或者跑到其他呃其他部位。好像异形哦。 <laughs> 对，就全身都会跑就对了。 <laughs> 而而且是等会 这儿有，但那那儿又消失了，对不对？那每一块长出来，大概都是差不多半天一天，它会消了。最长的话，半天一天。那大部分就是这样，呃，好好坏坏，会可能会拖个好几天。嗯，哎，我我曾经得过，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我它算风块疹，风块疹算荨麻疹，对不对？所以，我曾经得过急性荨麻疹哎那是可是我是吃药物所引起的，是大概是。 一天半左右的时间吧，就是吃抗组织胺之类的，就把它消掉了。是，那个那个是属于急性。还有好像有一些人吃海鲜也会，对不对？吃一些你所谓的过敏体质也会引起荨麻疹。是，所以其实荨麻疹我们会把它分成两大类哦一个类就是所谓的急性荨麻疹，嗯，那另一类就是所谓的慢性荨麻疹。那我刚刚那是急性的喽。对，像我们。 这个区分急性跟慢性以六个礼拜为准哦，就是一个半月以内的，就你的时间没有拖超过一个半月，那这个就是算急性荨麻疹。他说超过，它相对就是叫慢性荨麻疹。那其实这两个毛病，它除了说时间长短不一样以外，它的原因事实上也不同。嗯，像急性荨麻疹，绝大部分真的就是所谓的过敏。嗯，好，就是有可能是不管是吃了什么药，或者是像。 有的人是碰到不知道什么东西也会，嗯，好，那大概有一半的人，事实上他也找不到原因，嗯，那找不到原因呢，这个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过敏源真的很难找，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环境呢，这个不管是灰尘啊、空气污染物啊等等，或是我们吃的东西，其实它里面有太多的添加物，嗯，那这些物质很难去一个一个追踪嘛，是的，所以他的过敏原因不见得都找得到了。所以像我朋友最近在试一个什么二十一天的排毒疗法。 嗯，然后其中有有三天就是属于他不能碰任何塑胶容器的呃物品，包含他的保养品也不能装在塑胶容器里面呢。然后我就想说，保养品不能装在塑胶容器里面，那到底要装在哪里才可以？因为你看我们的洗面乳啊、沐浴乳啊，什么都是在塑胶容器里面。然后他就跟我讲说，玻璃哦哦，玻璃啊， <laughs> 好，可是这也蛮难找，这都要特意去找。对，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 不是说是塑胶的原因，我的意思是说，刚刚医生讲的，要不就是药物所引起，要不就是食物所引起，要不然其实蛮大多数原因是都找不到明确的原因是什么。是，嗯，那相对起来，这个慢性荨麻疹，它就通常不是一种过敏，啊只有少数的人真的是他每天，比如说他的可能工作环境啊，或者居住环境真的不是很理想，他每天都会接触到，要不然这种。 一个半月以上，很少人运气那么不好，然每天都吃到会过敏的东西。嗯，那慢性荨麻疹它的原因，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嗯，有一类是所谓叫做诱发性的，就是它还是有因素，但是它并不是说啊，比如说吃了什么东西，像。 有一群人很有点辛苦，他是对水会过敏。嗯，那水会过敏这多糟糕呢？就是你每天洗澡，每天都会痒。真假的？真的，甚至连流汗也有人会对那个流汗会过敏。我我我我我我普普通流汗还好，流太多汗，我觉得脸好痒、好刺、好不舒服。对，那有的人他一流汗就全身就冒着这种风疹块。哦，这种就是属于这个叫做诱发性，就是我们找得到原因的。嗯，那另外一类呢，它叫做自发性，就是没有原因自己就会冒出来。 <laughs> 好，那这个的。 成因目前认为，它是我们身体里面算是免疫系统失去平衡，嗯，所以它的这个呃皮肤就比较容易会痒啊，会很容易敏感，嗯，对，所以荨麻疹呢，大家听到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诶我又没有吃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会荨麻疹？嗯，哦，其实不见得吃东西才会荨麻疹，甚至荨麻疹绝大部分人跟吃东西是没有关系的，嗯，那主要是因为它的成因很多，它的分成两大类，就是急性跟慢性，那各自有各自要。 要去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急性好像似乎比较好处理一点点，对不对？因为急性比较容易归咎得出原因，而且好像急性的用药是啪可以立马见效。 <laughs> 就就我自己个人的本身的例子，就是我是就是呃抗组织胺加上类固醇，是，效果就非常的好。对，所以急性它。 第一个时间短嘛，好，那说真的，荨麻疹有的人他并不是很严重，像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发，那我也不会特别去吃药，反正痒就痒嘛，抓一抓算了。 <laughs> 有人是这样，他的红疹块不会越来越多吗？不会密密麻麻的吗？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知道他这个状况，所以也不会太担心啦好，那我意思是说，就是荨麻疹有的人他。 并不会特别去处理，如果不构成困扰的话，也还好。所以急性荨麻疹，它只要时间过了，我们身体把这些过敏的东西代谢掉，那当然它自己就好了。是，所以相对起来比较容易控制。OK，好，呃，所以呃，急性荨麻疹的话，可能你可以或许回想看看是呃吃了哪一些的药物，甚至是海鲜，还是呃有哪一些的。 喝了什么样的饮料啊，等等之类的，这都是有可能的哈。那但是呢，慢性荨麻疹的部分呢，可能就比较难追究了啦。这个呃，你可能要从你的生活环境当中试着去一项一项的排除跟改善。如果你有心，坊间有很多排除排毒的书籍， <laughs> 就是他会教你怎么一天试一样，还是什么三天试一样，就很像小 baby 试副食品一样啊。慢慢的一样一样一样试，然后确认你对这项东西是不会过敏的。没错，对，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情形，请问他会痒到很难受，甚至是抓破皮、流汤流水吗？有的人会，有的人会，就是这种痒的感觉，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好，痒真的你没有办法替人家痒，所以有的人他痒也。 不会说就疹子没有非常多，可是他的下手就是很重，嗯，好，那就是会抓到像破皮流汤等等，嗯，或者是他因为太痒，整天都在抓，也会有时候会影响，不管是工作啦，或者是学生可能影响学习。那晚上半夜在痒的时候，当然就影响睡眠，嗯，哦，那睡眠不足，他整体的状况又更不好，他的这个皮肤的状况又更难控制，嗯，所以还是要找出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比较好一点，哈，好，呃，那如果说像这样的情形的话，医生。 通常会开给他什么样的一些药物呢？是，如果像急性荨麻疹的话，我们治疗的主力是所谓的抗组织胺，就是抗过敏的药。嗯，那有一些人比较严重一点，他比如说真的痒的很不舒服，嗯，或者是他发的这个疹子实在太多了，嗯，那我们会加一点点的类固醇，让他能够更快的舒缓。嗯，对，那。 这种吃药的时间通常不会很久，而且类固醇用的量也往往不会非常高，所以因此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副作用，但是如果是慢性荨麻疹，就是它已经超过一个半月以上，那它的治疗时间相对起来也会比较久，就来得慢去得慢了。那这种要长期吃药的状况下，我们就只会用这个抗组胺，那。 慢性荨麻疹的治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规则用药。很多人他就是觉得，那我有痒了，我再吃药就好了。但是其实痒起来才吃药，这是来不及的。嗯，因为这个疹子已经发出来了。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做比较完整的控制。好，所以这规则的用药。那绝大部分人在经过两三个月之后，他的这个慢性荨麻疹也都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嗯，了解哈。啊，所以就是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有关于治疗这个荨麻疹的方式。 是啊，呃，但是因为它没有它的原因，大部分都不明，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难以预防起。但是网络上面有的谣言，要来请教一下医生，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们说呢，这种咖啡啊、奶茶，听说尤其是早餐店的奶茶，我没有任何针对的意思哦。但是这是网友说到早餐店那种奶茶，呃，也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自己在家里面泡茶加鲜奶的那种奶茶，呃，容易喝多了都有可能会诱发荨麻。 甚至是过敏这样子的说法，您自己觉得呢？是，其实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哈，不只是咖啡、奶茶，它都有可能引起过敏。嗯，好，就像有的人他是吃，比如说什么花生会过敏等等。嗯，那。 我们现在吃东西为什么很难去追踪到底是对什么东西过敏？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很少是纯的嘛，嗯，对不对？我们比如说去便利商店买一个买一个什么三明治，你可以看到后面那个成分表密密麻麻一大堆， <laughs> 对，但是你看起来可能就是面包加上肉加上蛋这样， <laughs> 但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对。那你就要想啊，这每一个成分，它后面列的每一个成分都有可能引起过敏，是。好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吃东西要找过敏，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嗯。 那我们除非你三餐都自己烹煮，而且你都是吃 whole food，就是你是一个完整的食物，然后你没有做任何的添加物。你甚至不能调味。你对对对对对，因为你知道吗？上次我好像也是要去买那种，呃，胡椒盐之类的啊，还是类似那种调味粉。哇，我身边看的琳琅满目，而且每一罐如你所说，后面拿起来，我想说，不就是胡椒盐而已吗？它怎么那个胡椒盐的成分至少写了十五二十样？然后我就想说。 呃，可以买吗？我还是放回去。哈，我就想说，算了，我吃原味好了。对，所以。 真的，现在东西都很少是纯的，所以像外外面买的呃饮料啦，或是食品啊，么饮料它一定为了要就是味道的关系，所以它里面的东西一定非常的多嗯。好，所以它相对起来是的确比较容易过敏，没有错。但是过敏这个事情，说真的是看体质，哦，有的人他比如说这个奶茶喝一辈子他还真的都没事，嗯，对，那但是有的人喝一杯他就不行，嗯，所以这个是可以稍微观察留意一下。哎，有没有人是因为情绪紧张引起的循 麻疹，因为我发现我同事就是诶他跟我不一样，我是情绪紧张或者是你知道就是 keyboard man 一起做， <laughs> 那我旁边所有全世界所有人都会知道说我现在心情不好了，因为从我的脸上、从我的动作、从我的语言，大家都会知道说哦，我离他远一点这样。那我的同事刚好是相反，他是那种。 就是他会笑笑的，他也不会说些什么。但是呢，他工作压力特别大，那一阵子他就痒到不行，开始起荨麻疹。会，其实很多，怎么会尤其是慢性荨麻疹的人，他真的是跟情绪还有压力是有关系的。啊，对，所以这个。 有的人他就是换个工作就就好了，怎么可能？对啊，有的很多学生是考完试，考完试就没事了。所以我们会发现他跟压力真的有关啊。但是压力这种事情，说真的，讲了跟没讲一样，因为他就是不能排除，所以才是压力。对呀，而且你要你要你你你你要怎么吃药？你还是得吃药，是不是？对，这个时候还是吃点药会比较好，因为。 压力已经很大了，然后皮肤又不舒服，整天抓，心情又更不好。 <laughs> 你有试过在电脑前面，然后还要赶着计划案，还要呃联络这联络那，然后全身又是一直不停不停的痒的那种感觉吗？真的是会很想要骂脏话， <laughs> 因为太辛苦了。所以压力有可能会是诱发呃荨麻疹的原因之一。生活作息不稳定也会，也所以熬夜也会，熬夜也会啊。对，荨麻疹有没有可能会是重大疾病的前兆？ 荨麻疹通常不会是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会担心，我荨麻疹是不是比如说肝脏有问题啊，肾脏有问题，还是无法排毒啊，还是所谓什么呃免疫系统失调等等。其实绝大部分都没有，那当然有一小部分的人，主要是跟甲状腺比较有关系，就有的人他这个呃荨麻疹。 时间拖很久，然后怎么治疗效果都不好。那后来发现哦，是甲状腺呃不太好。好，那这个是可以去抽血检查。嗯，那此外呢，现在我们还发现有一部分人的这个荨麻疹是跟胃有关系。嗯，好，现在很多人他都有这个胃溃疡。嗯，胃吃到腻了。对，那它这里面是我们现在会有胃溃疡，常常都是跟这种叫胃幽门杆菌一种细菌有关系。 对，那这个东西在我们体内就是会诱发一些这种皮肤上面算是过敏的反应。是，对，所以如果真的很担心，那自己哎胃又不太舒服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看一看，好检查一下。那当然，呃，不见得。 呃，说真的，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但检查一下，总是让自己比较安心一点。所以，像这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呢，你很难彻底的去根治的话，你要不就是只能够吃药一直控制，要不你就是要全方面的去呃检视你的生活形态有哪一些是必须要调整的。比如说，你是否常常熬夜？你是否吃了太多人工的添加物的食品？那呃，或者是说，在你的日常生活环境当中，是不是常接触到某一些特定的物质？呃。 搞不好有一些是打扫阿姨啊，我每次都觉得那个打扫阿姨特别的辛苦，因为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个打扫的清洁那个味道特别刺鼻。然后我憋一下，我去上个厕所就出来了。可是他们每天工作都是得要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个化学物剂，我就会觉得很辛苦，真的是很辛苦。类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都是有可能会导致你。 产生皮肤发炎的情形，对不对？哈，所以可能是要去全面的去检视一下你自己的生活环境。当然，更有很多人是百思不得其解，什么样的方法都试过了，于是他就开始会使用一些坊间所谓的排毒餐。昨天我朋友就是给我看了二十一天的排毒餐，我倒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啊，因为他就是一项一项减嘛，比如说，呃，有三天不吃肉，有三天不吃糖，有三天。 不吃水果，有三天不吃含奶，有三天不吃含谷类，而且还是累加的哦。对，就是累加的，就是你你到可能到最后第二十，最后这这三天呃十九二十二一的时候，你是所有东西的很多东西都不能吃。对。 那我觉得还在一个健康的范围当中，不妨可以试试看，是吗？其实只要不影响健康都还好嗯，那现在很多的像，所以刚提到这种排毒餐的方式，它事实上就是把我们在排除过敏源的这个过程，让它比较有系统。嗯，因为很多人他会。 比如说今天皮肤开始痒，然后他想说，那我昨天吃了什么？我今天吃了什么？但是实在是很难想，因为我们吃的东西太多了嘛。你说现在要把昨天吃的东西一样一样列出来，那绝对不可能。是对，所以排这种所谓排毒餐的吃法，它就是把这个排除、找出原因的这一些方式哈，比较有系统性的整理。所以它只要里面的这个。 呃，不会特别吃什么奇怪的东西，或者是它的营养素还是足够的，那我觉得是无妨了。嗯，好，呃谢谢帮听众朋友做了补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黄针线皮肤科诊所的黄清耀医师。呃，事实上呢，他现在不止在黄针线皮肤科诊所看诊，也在。 中和永和，呃，中和，中 <laughs> 对不起哎，我跟你讲，中和永和，因为有很多路名是一样的，我永远都搞不清楚到底是中和还是永和雅文皮肤科诊所，对不对？文雅的雅，文章的文，对，对，哎，就就是雅文，就是文雅，文雅的倒过来雅文， <laughs> 所以我是想爱文，我是想我问，想吃芒果雅文皮肤科诊所服务啊，所以呢，呃，听众朋友呢也可以上网搜寻黄青耀医师的名字。哎，有人说我老是在节目当中夸你很帅，想知道到底你有多帅。 <laughs> 哎，太容易了，麻烦自己去 Google 打黄千药一呃一千两千的千光药的药，就可以看得到他的相片。 <laughs> 两个孩子的爸咯可是看起来呢跟大学生一样呢。我们要先稍微休息一下，进一点广告。 现在时间十一点三十二分，欢迎回到《名医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黄针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非常的感谢，一从美国回来就来上我们的节目。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你毫无疲态啊？我你偷偷打了什么东西？ <laughs> 我本来就不太会有时差。你那那你你孩子都抱回来了吗？还没，还没。所以啊啊，所以还好。 <laughs> <laughs> 你说啊，这样我就懂了嘛！难怪我就想说，奇怪，怎么个新手爸爸看起来神清气爽， <laughs> 皮肤端端的，然后看起来就是……嗯，我想说你打了什么东西，我要去打。 所以不是，是不是是因为睡得比较多哈？孩子不在身边，没有人吵你的意思哦啊，那种跟你跟我的了解啊！ <laughs> 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勾引进来，扣引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你呢。任何有关于呃皮肤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黄金药医师，包含了像呃荨麻疹，然后还有像是呃我们今天呃。 每次拿到秋冬最常聊的都是湿疹啊、香港脚啦等等各式各方面，还有冬季哟，对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哎，你们一边讲的时候，我一边讲我恶心的事情，可以吗？ <laughs> 你们赶快打。 <laughs> 哎，我上次去海边，因为我们那个有朋友要在海边受洗嘛，然后结果你知道吗？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蚊子就开始出来了。然后呢，我有喷防蚊咬的防蚊液，然后我也有擦那个。现在不是有很流行那种日本一擦会让你的被咬咬了之后的痒度降低的药物吗？哇！结果回去之后不得了了，我那个被蚊子咬的地方啊，它变成是将近一块手掌大的。 硬度，你知道吗？整个是硬的。我说我怎么被蚊子咬到一整块的肉都是硬的？我下一秒我就想说，该不会是蜂窝性组织炎吧？有人被蚊子咬到蜂窝性组织炎的吗？有，但是其实很少。事实上，不只是蚊子。那是那蚊子太毒了，是不是？对，可以这么说了。就是我们其实我们每每天都难免会遇到这些蚊虫。那我们被。 同一个地方的蚊虫咬多之后，我们皮肤慢慢会适应。嗯，好，所以我们一开始被咬的这个红肿、痒，都一定特别严重。嗯，然后慢慢慢慢就没那么厉害。嗯。所以常常老一辈有在说，这个好像这些蚊虫会欺负外地人。嗯，那事实上还真的是这样。就很多人他比如说在台北呃搬到台中去，然后或是去什么地方玩。 嗯，在那边被咬到就会很痒，嗯，但是你在那边住一阵子之后，哎，慢慢又没事了。所以花莲人都不感觉那个黑金刚的威力就对了。对，就是你被咬久了，就通常不会那么厉害。 <laughs> 那如果只是偶尔去，那一被咬到，可能就会非常的红肿。而且你知道吗？我到后来那个红肿都消失了，结痂也消失了之后，那个地方还在痒哎。对，我在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毒之类的。 <laughs> 有的人他会持续痒个一两个月，但是慢慢的，对，就是他的那个。 发炎的这种反应比较明显，所以那些因为我的皮肤还在对抗那个，对，还在复原的过程了。哦，好好好，幸好了，那个我后来非常乖的，有赶快打电话给医生，然后因为我们怕冯文性主持人一眼就完蛋了。嗯，没有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扣音进来八三六九三三九八，王小姐你好，啊您好，那个医师哈，那个我请教您，呃那个。 您说你刚从美国回来哈，事实上我也是刚从美国回来。那我想请教医师，就是说在美国的那个一般 supermarket 可以看到一种健康食品，其实台湾人也吃的很多哈，就是叫 collagen，应该是翻译成胶原蛋白是 collagen 哈是。 那 collagen 跟 Q10 Q10 我们在美国也经常看到嘛，哈，嗯，那这两种东西，我想请教医师哈，我听台湾的女生们都说，呃，这两个对皮肤很好啊，什么的哈，一种就是嗯嗯吃的这个美容品，那请问医师，胶原蛋白人体能够吸收吗？嗯。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嗯，那有些人说。 根本不可能都白吃白擦白用的哈。那有人就说，那可能是一种叫做胆碱正烯酸哈，我也不知道这个英文应该怎么讲哈。它反倒是可以刺激你胶原蛋白哈，这样。那所以关于这个胶原蛋白这个部分，就请教医师哈，呃，解说一下到底是不是白吃白。 没用啦，我 <laughs> 都没有，你想说白吃白喝的。 <laughs> 有啦，有因为有液体的嘛。 <laughs>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是一题然后，对不起，再问第二题，就是 Q ten 呢？ q ten 这个东西呢，是不是也真的是对皮肤好，或说对人体有帮助？哈，谢谢医师哦，谢谢谢谢，这个是市面上很多的美容保养圣品啊。嗯嗯，对我我们先讲 q ten 啊，就是 q ten 就是 Q Q 十那种东西，那这个是一种抗氧化的成分，好，所以这个有的是吃的，有的是用擦的，好，那尤其是吃的。 呃，其实是理论上真的是有效的。那如果是差的东西，就要看说它有没有办法吸收了。好，那事实上，如果是它的这个成分的这个浓度有够的话，通常都都是的确是有效的。嗯，那至于那个胶原蛋白，这个讲了就很容易得罪人，因为胶原蛋白吃的是没有效的。 不管它的来源是什么，现在市面上很多有的是比较传统早期，就是从一些动物性，比如说猪啊等等提炼。那现在有一些是，比如说从好像从鱼皮等等去呃去萃取的。那 是，其实没有坏处，了是没有效的。对，其实它没有坏处，因为我们平常在吃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吃什么猪皮啊等等，它里面也都有胶原蛋白，或者一些鱼等等里面也都有。它进到我们体内，它也的确会被吸收。但是我们现在想的，就是说大家都会觉得，我吃胶原蛋白是不是就会脸上长胶原蛋白？但是这个事情并不是这样，就是你吃胶原蛋白进去之后，它就分解，就吸收掉。 对，那它不会那么乖，就是只跑到脸上去，然后它变成我们身体里面养分的一部分。所以要吃，我觉得是也无妨啊，也没有什么坏处，因为它就是一个算是营养的补充品。但是不能对它有太大的期望好，因为我们目前认为要。 真的能够促进所谓刺激胶原蛋白的再生，大概都要靠一些外力，就是包括说有的是注射啦，有的是一些呃、镭射啊等等的处理，它才有办法真的让我们的胶原蛋白再生。那吃的东西，就是不管它的来源是什么，事实上它跟我们呃一般的。 食物其实是一样的，就你吃进去就吃进去，它就分解掉了。嗯，好，呃，继续回复你的呃问题，呃，下一位是刘小姐，刘小姐你好，两位好，嗯，我请教黄医师哈，我是酒糟性的皮肤，那上个月我听到黄医师在节目中讲说，有的人甚至于连眼睛都会痒，我就是那一种，所以我现在有两个问题请教医师，第一个就是我的眼睛会痒，我到底是点眼药，或者是说把附近皮肤弄不痒，它就不痒了？ 那第二个是我现在头皮也会痒，会不会酒糟皮肤也会跑到头皮？嗯，好问题，好谢谢你啊，嗯。嗯，酒糟其实很少会影响到头皮，但是头皮痒的人很多哦。那主要头皮痒最常见是一种叫脂漏性皮肤炎。嗯，对。那如果在平常的话，是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有抗血成分的洗发精啊。哦，那通常对这个效果都还不错。嗯，那酒糟眼睛痒的部分，这其实可以。 先给眼眼科医师先检查，因为有的人他的确是因为我们酒糟所以造成眼睛痒，但是有的人他本身眼睛就是会有这种叫过敏性的结膜炎，那也常常会红肿痒等等。那我觉得这先找出他的病因，然后再对症下药会比较好一点。嗯，好，呃，我们来接下一位是宋先生，宋先生你好。我我退休了，我教授退休，我那个特别怕冷什么原因啊？我我有过敏性， <laughs> 那个过敏性鼻炎啊。嗯。 从小过敏性鼻炎，然后那个在英国伦敦念书时候住地下室，没有暖气，还有那个后来接待外宾啊，原在饭店他没有没有拿毯子被冷气冻伤过两次经验，就是就是光着身体睡觉很累的接待外面很累，呃那第二天起来鼻鼻子不舒服有两次经验了，那可能跟我教书的，但我现在特别怕冷，就比一般人要怕冷到几百倍了。 是，我不晓得这个是皮肤科问题吗？ <laughs> 其实每每个人对这个温度的感受真的不一样了。对啊，也有人寒流，像穿短裙在外面走，我也觉得很可怕。 <laughs> 但是这个绝对不是我。对。 <laughs> 那这个有有的人是。 甲状腺的问题，哦，甲状腺其实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体内的代谢的速度。像甲状腺，所谓甲状腺亢进的人，他就很怕热。哦，那甲状腺比较低下的人，就会特别怕冷。嗯，所以这个是可以检查一下。如果说真的很明显发现说，呃，比一般人怕冷很多哈，或者是你觉得常常会觉得比较呃无力啦，就是没精神，那检查一下甲状腺无妨嗯，好，呃，这是呃提提供给您做参考的啦，哈。好，另外呢，来来。 接的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你好，哎，请说你好，哎，黄黄医生你好，是你好，是是这样子，我女儿哈，女儿那个脸上都长那个，我们不晓得都都讲讲叫她叫做青春痘了，嗯，整个脸两边两两颊两个脸脸颊都一点一点红红的啊，结果她她也私下看了好多的那个皮肤科都看都看不好啊，最近最近我也我也我也看得很心疼哦，每天洗完脸以后哇，这红红彤彤的一大片，都一点一点。 那我最近也请大家去看那个那个中医哦，前中医的那个看吃吃中药吃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改善，我我都很担心，到底这个问题是不是是不是是哪一方面出的状况？它是一片平平的红，还是上面有一颗一颗像青春痘那样子的东西？一颗一颗一颗红红的，一颗红红。今天现在小朋友几岁？哎，二十六岁，二十六岁，二十五六岁。然后现在现在中医那个那个医师，中医的医师跟他诊断说都是什么？ 那个那个什么什么黑黑色素沉淀，嗯，啊，哎哎，当然。 到底到底不知道到底是哪一方面的问题，怎么会一直都一直一直长出来，一直长出来呀？哈，是，那其实这个问题当然还是要看到才知道了，好，但是其实就青春痘来说，现在以前我们都认为说就青春期才长，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会长到二十几岁、三十岁等等，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即使是青春痘，它也不必太过担心，因为绝大部分的青春痘并不是真的呃所谓的内分泌失调等等，好，它是皮肤可能比较容易出油或。 有时候是一些差的保养品或者饮食上面可以稍微做一些调整。嗯，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题有点难以回答的原因，是因为它听起来很严重，然后我又我又我如果我我们我们又看不到画面，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片红肿，这真的很难想象。对，所以我我我觉得，嗯，我也知道那个陈先生的女儿一定也看过了很多的医生了。那。 对，这个可能还是要就是确实检查了哈。对，那我我是觉得也趁这个可以稍微微提一下，就是很多人他会不管是啊，希望用电话，或是有时候他可能在在在网络上写信来，就说啊，我有一个什么什么疹子，意思这是什么问题？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从那些 <laughs> 描述里面知道，因为我们在，所以我刚刚这样拍照给你看是正确的，是不是？对，就因为我们在描述，我们在。 皮肤科在描述一个疹子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特定的形容的词。那仅有这些特定的形容词，我们才能够拼凑出一个比较呃有概念，说这是什么样子的东西。但是，一般我们如果说从这个文字的描述，这一般人怎么怎我们并没有办法去知道。尤其皮肤科真的是一个很靠眼睛看的一个一个一个问题嘛。所以，我会建议陈先生还是。 可以，我是觉得中医无妨啦。为其实我并不是非常，我不并不排斥中医。我觉得有些问题中医应该是可以解决。但如果说已经呃治疗一段时间都没有进步的话，那我是觉得，哎，可能可以，比如说到一些大医院、到医学中心去做个检查，那会更有一些方向。嗯，好，就是回答你的问题。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现在时间十一点四十七分，欢迎回到《名阳课节目现场，我是施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黄针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 是跟听众朋友呢。 <coughs> <laughs> 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荨麻疹方面的问题。 <laughs> 我怎么锁喉了？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啊！不只是有关于荨麻疹、包含的冬季痒、湿疹，或者是呃各式各样的方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黄千耀医师。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哎，还没有电话是不是？那我赶快先问我的问题。医师最近周年庆了，是。 <laughs> 每 <laughs> 到这时候，我一定要问这个问题。 <coughs> 周年庆呃什么好像今年好像是满五千送五百对不对之类的反正每年都是类似像这样的活动啊，我在想说大家哦而且你知道吗？这市场当中卖最好的都是化妆品、保养品之类的。我我有时候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我会在想说，它固然是商人所创造出来一个商机，让你有那样的一个冲动跟欲望渴望去买。但是我就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因为我是属于非常敏感性肤质的人，所以我看到这种 DM 完全不会有任 任何的心动，因为我知道那买回去我根本擦不得， <laughs> 我一擦我一擦就会过敏嘛，对不对？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尤其像刚刚那位陈先生的女儿，是可能如果你的皮肤状况已经有出现了一些问题，或你跟我一样是属于很敏感性的肌肤，我是敏感到我连芦荟胶的芦荟都不行，是任何有酒精成分的我都不行，我一擦上去之后整个红了。还有像那个点那个生理咸水嘛，我只是眼睛干点生理咸水一点下去，有没有那眼？ 生理盐水流下来之后，我会有那个流下来红红的一条那样，所以我真的很敏感。是，那我的意思是说，大家要去买没有关系。如果你经济能力、行有余力的话，但是如果要你的皮肤好，还是要挑选适合你的保养品。对，所以这个保养品在选择的时候，有时候会不会过敏？哎，没有试，还真的不晓得了。真的，所以我们是可以建议说，你在买以前，反正现在这保保佑公司周年庆等等嘛，那他一定会让你稍微试用一下。对，你就插在耳朵后面。 哎，耳朵后面不是手腕吗？手腕也可以，但耳朵后面其实它跟脸颊这种脸脸部啦，就是算邻居嘛，所以它会跟我们脸的反应比较接近。嗯，像手腕，因为手的皮肤毕竟还是比脸厚。嗯，有时候手擦了没事，但是脸擦了还是会有问题。下巴地方这里可以吗？也可以啊。那耳朵后面就是，哎，即使过敏红起来也看不到了。 <laughs> 主要考量是这样。 嗯我我大概就是要等个五到五到十分钟，开始刺刺麻麻的，我就知道不对劲。对，大概就是先擦，然后没事，隔天再买，嗯，会比较好。好，嗯，我们来接庄庄先生，你好，庄先生。哎，是，你好。啊，是，请说。哎，是，哎，那个黄医师你好，是。那个大概我曾经看过您父亲哈，大概。 我想应该有十年了，好害怕你讲这句话，你讲快一点。 <laughs> 我我有白斑呐哈，那当时我是就是为了这白斑是请假，那时候好像是说国内这个白斑是没办法治愈的，嗯嗯，我想请问一下，现在是。 这个白斑，我应不应该再寻求一些医疗？是，嗯，十多年前的确，我们对白白斑的不管是了解或是治疗的选项都非常的有限哈。但是这几年，其实白斑的发展蛮蛮进步的。那除了说有传统一些外用的药物，还有一些光疗之外呢，现在有很多是白斑的手术。好，它可以做一些我们叫黑色素的移植，就是把我们其他地方有颜色的这些呃细胞把它。 算是种在这个白斑就没有颜色的地方，那目前看起来效果也都还不错。好，那就我了解，现在主要都是一些医学中心比较大的医院有在做这样子的治疗，所以我会建议庄先生，也许可以去先打电话问问看。 那呃，目前看起来呃，病人的反应都还不错。嗯，好，继续回复你的问题。我们来接下一位是张小姐，你好，张小姐。你好，黄医师。哎，你好，好，是这样的，因为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的儿子有那个脚脚有湿疹这样，然后我每次看他擦药膏，我我我觉得擦药膏很辛苦哎，整只脚都要擦这样子。嗯。那我想请问一下黄医师，有没有就类似像竹爽这样子的那个药，我们就加水，然后让整个脚泡进去，脚丫子泡进去。什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希望湿疹用用泡的，不要用擦就像像类类似竹爽那种药粉，我们加热水这样泡，这样泡这样啊，泡整只脚来治疗湿疹啊？有这样子的药吗？目前没有。 <laughs> 对，而且很麻烦嘞。对，擦药是真的比较辛苦了。但是，嗯，就是说，因为现在其实台湾的主管机关哈，对药物这件事情的管制非常的严格。听说我们不输美国 FDA 是不是？我们比美国 FDA 还要严格啊。 个共济感，对我们是美国， <laughs> 我们应该是目前 <laughs> 可以说全世界数一数二严格的。请问为什么我们比美国 FDA 严格？但是我们每次都要看美国 FDA 许可之后，我们才说要不要做这件事。对啊，就一定要他说 OK，我们才有可能会 OK 啊，一定都要大家都试过没事了，我们才要进来。所以。 <laughs> 所以这个我觉得有好处啦，好处就是说， <laughs> 我们主管机关真的很关心我们国人的用药安全，所以他把关的非常的严格。那当然，因为台湾人想要加油啊。对，那但是相对就是我们可能在一些新的治疗或是药物的这个开放上，我们会落后就是其他国家一点。但是往好处想，就是只要主管机关说 OK 的，他他许可的，那大概安全性都没有问题。 <laughs> OK，好，嗯，来接下一位是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哎呃，黄医师你好，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哈，我女儿就是她那个脚趾头的大拇哥，之前是灰指甲，就只有那个指头。哇，可以请你收音机先全部关掉吗？哈，应该会有回溯。好，嗯，那那个，因为她那个吃了三个月的那个就是霉菌的药，嗯，然后呢，她就是就脚趾头就渐渐长出来了，嗯，他长了半年多，很好啊。对，那可是现在就是说她的前端哈。 因为我们指甲都往前长，就是宽宽的往前长的话就没问题。可是它长出来前面回指甲部分，它的前侧的两端都会往肉里面长。哦，对，那它就变成就一直刺到肉里面去。那其实我有看皮肤科医师，可是那皮肤科医师他之前就是有把刺进去的那个指指甲就是剪掉，那就流很多血这样嘛，然后回去就擦药这样吃药。可是其实还是不断一直这样子。那我不晓得。 这到底要怎么办？还是说他不管他？我自己一直修正那个指甲，是不是后面它再长出来有可能变正常？OK，谢谢你，谢谢医生。这个指甲哈，指甲变形它有一个嗯，大家很常做的一个错误的动作，就是它把它越剪越短。嗯，好，所以第一个我们的指甲不要剪太短，要让它比指甲肉稍微长一点点。嗯，它。 才不会说一直去包到肉里面。嗯，那有的人他的指甲天生就是比较卷，就是他会好像一个夹子一样把我们的那个肉夹在一起。那如果在自己日常生活上，第一个就是鞋子不要穿太紧，嗯，哦，尤其是前面楦头的地方，像有些人他喜欢穿比较尖头的鞋子或者高跟鞋，那一直去压迫指甲就越来越卷，嗯，啊，所以可以穿比较宽头一点或者是比较软的。那其次呢，就是把指甲比较厚的地方把它磨薄，哦，因为你越厚，它就那个整个。 那个越硬嘛，那你把它磨薄，它比较容易会算是摊平就对了。那假如说即使是这样做，它还是反复不断的复发，那可以去考虑做这种叫指甲的矫正。好，那指甲。 现以前我们那个牙齿矫正不是带一个好像这种钢圈这样的东西，现在指甲也有这样子的处理方式。那对于一些这种指甲变形啊、容易脚趾会痛啊、会甲沟炎的这个呃患者来说，是还蛮好的一个治疗选择。嗯，好，就是呃回复你的问题啊，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呃询问任何问题有关黄呃都可以请教黄千瑶医师有关于皮肤科方面的问题。好，没有，没有，没有，我自己来问。 哈哈。 <laughs> <laughs> 啊，哎，医生来请教一下哦，因为现在时序真的是已经进入了冬天了。你知道今天清晨的时候，好像有出现平地最低温，大概是十九度多。那我自己是台北上班的时候二十一度，哦，好冷。我今天穿羽绒衣出门了。 <laughs> 我知道你无法感受清晨五点多出门的人的感觉。但是，通常到这样的一个季节，皮肤开始会变得比较干燥了，而且那个干燥不只是全身的皮肤，还有包含你脸的皮肤。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注重保湿，对不对？嗯，对。 其实保湿，我们现在在这个季节的确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哈，因为天气没有这么热，太阳没这么大，防晒有时候可以稍微呃喘口气了。嗯。但是保湿要加强。好，那尤其是现在天气比较干的时候，我们保湿的选择跟夏天的这个用品也会不太一样。嗯。现在可以挑比较滋润、比较油性一点点的，对，比较膏状一点的。对，那当然这东西擦的太厚会不舒服。嗯。所以我们建议擦保湿乳液的这个原则就是少量多餐。嗯。哦，你薄薄。 的差，但是次数可以多一点点。嗯，那随时的补充，让它一直在有一个保护的状态下。嗯，那这样子的话，在冬天比较不会说像冬痒、西痒，或者有时候我们脸因为露在外面，整天吹冷风，那吹久了，有的人他甚至会脱皮、会痛等等。嗯，对，所以保湿我想是大概。 在接下来换季之后，呃，比较重要的事情。嗯，好，啊，这是帮听众朋友特别去做的一点补充啊。当然，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很多时候的慢性疾病，不管是呃，像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慢性荨麻疹、慢性湿疹，或者是过敏等等，啊，在皮肤上面反映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每天都会让你抓痒。 非常的不舒服，但你需要更有耐心的去对抗它，而且找出正确的原因，用药不管是外擦内擦都要很有耐心哦。谢谢黄金耀医师，谢谢。